锵锵三人行，哎，马先生来了，咱们也不能光讲这个什么下三路的话题，是吧？对对，这这不是现在感觉除了嫖娼没有别的话题， <laughs> 这个就不行，是吧？是，就我们还是要这讲一些真正的啊，这个关注值得值得关注的话题。嗯，什么值得关注啊？马先生给我们提一个，我觉得确实就越南这个排华哦。 你知道我现在在网上看见他们有些跑到哪儿跑到外边的那个台湾人，嗯，因为砸打砸抢烧了很多台商，对他不是对着大陆，他是对着全部华人，就全部华人讲，就他们觉得啊这像是有背后有人的，为什么呢？行动模式非常类似，一般就是先到你们厂门口，然后呢先让里边的越南工人下班，嗯，都走，走光了之后呢一帮人进去，然后就开始。 呃，打、这、这抢、搬东西，都搬出去，最后烧厂房，一把火没烧干净啊，还再去烧一回，就、就、就这么一个模、一个模式。对，因为你看越南这个国家，其实我们不难理解这个国家的。站在中国人的角度，其实大致上很多东西跟我们都很像。那你这么来理解的话，我们就想象，如果不是背后有组织或者某种政府上的宽容的话，有可能。 这么大规模的有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反华排华的是那种暴行吗？不太可能。但是他这个行动呢，有意思的地方是一开始都说呢，他是针对中国嘛，也针对大陆的，因为大陆我们大陆这跟他有这个边界争议，现在这个很南韩呢闹着呢，所以说是针对这个。但是所以一开始台湾媒体呢，就是说。 那是不是砸错人了？应该怎么会砸台商呢？应该就你专针对大陆就行了嘛， <laughs> 对吧？他那想法就很怪。对，然后而且还砸了一些香港的，也砸了一些新加坡的，总是华人就砸。死的那两个工人就是台资企业的。是的啊，是。但这里头呢，我觉得有一点啊很重要，就后来也有些台湾学者指出了，说人家没冤枉台湾人。什么叫没冤枉台湾人？首先第一，呃，他这个排华说针对大陆人啊，其实不太好针对。 为什么第，不是他分不分得清，因为那个厂都很清楚嘛，谁家的谁家，他们不不可能不知道，所以他是有目的的，同时砸台湾厂。第二，大陆在那的工厂非常少，比例上，你想想看，我们大陆，我们有需要跑到跑到那儿去设工厂吗？现在有了有大。现在也有，但是没那么多，还是台商为主，还是韩国跟日本为主。而砸台商有个很重要。有的是韩国、日本也给也给砸了，因为长得像分不清嘛。嗯。但是他砸。 台商有个很重要的理由，就台湾学者说，本来台商在当地的名声就不是很好，啊，就台商的管理，工讲你想象富士康嘛。 就你想象类似那样的一种模式，在那边做会怎么样？就你本身有问题，也有点民怨积累在那。我觉得主要问题就是还源源自于利益，就是这个排华不是说这次哈，历史上朝鲜呃历史上越南就排华，就是我们上次自越就是对越那个自卫反击战，主要就是因为前面排华，那排华更厉害，所有人都轰出去，你到门口交十二两黄金交不了，你就有的就处以极刑，嗯，那等于掠夺你财产。 因为华人有一个特征，就是华人第一是勤劳，第二聚财能力特别强。就是说我出去，穷不拉拉的好多那个那个过去的有人有的人出去啊南闯下南洋的，穿不起鞋的人一代就成富翁就回来了。嗯，呃，你比如他有一些数据，比如印尼的华人，他只占百分之五，但他财富占百分之三十以上。那你肯定的，你就变成一个被针对的对象。对象。嗯。那么。 我们华人有一特征，在全世界你到哪儿看都一模一样，一个特征叫扎堆不团结。扎堆 <laughs> 不团结，全扎堆儿。你看到处都是中国城、唐人街，对不对？ <laughs> 哪儿都有。但是你说这些人呢，他并不团结啊，他所以他可以各个击破。你看那个洛杉矶当年骚乱的时候，针对韩国，韩国那帮人全部拿着枪，那背对背的跟伢拼了，是吧？众志成城啊，对，结果他没受什么伤害，倒霉的全。 是华人，华人那商店挨个都被砸，说人都抱头鼠窜。人家以为我们是韩国人。对，所以我们就永远处在这种这种状态上。近二百多年的历史，尤其近一百年，这个这个这个东南亚，主要是东南亚的排华史看得非常清楚。每个国家都排过华，基本上都排过华。都有。就说中国呀，其实就在这个越南呢，是中国是越南最大的贸易国。嗯。然后呢，但是就是说二零一三年就去年吧，等于说啊，咱们卖给他们东西。 卖了大概有三百多亿美金，他们卖给咱们东西呢，才卖了一百多亿美金，所以这存在很大的一个是一个审查。可是这里头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我觉得越南这次他们有一个策略错误，就很多人都分析，因为我们记得后来不是他们还要举行是全国大规模的反华运动嘛，但是被政府镇住了嘛。我觉得这就是要一个政府看到之前那一波的砸华人厂商那件事儿啊，搞大了有点。 怎么搞大？因为我们要了解越南跟中国现在经济上这个关系，除了你刚才说这个贸易有顺差之外，这其实我们另一方面还在竞争，竞争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中国我们原来叫世界工厂嘛，但这个世界工厂呢，现在因为中国自己的人力成本上升、环境成本上升，很多这些外资什么都想把厂子往外搬，尤其日本，日本就经历过中国反华反日之后，他们开始要分散风险。 就把厂啊很多拿到越南去，越南是这几年中国工这个世界工厂慢慢地位下降之后最大的获益者，在这个角度上其实是竞争的，在抢那个工厂，但是中国也不往不跟他往低端竞争了，越南在抢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为什么说他搞砸了？他这么搞一搞之后啊，吓坏了那些外国厂商，包括日本人、韩国人，他们说原来你们动不动能这么搞法。 那那些本来就是要要分散风险，或者说中国贵了，我来你这设厂，尤其台商。那么这时候呢，你你你像这么一搞呢，会吓怕外资，所以越南政府自己呢也觉得不能够让他们这么下去，所以接下来控制。在这里头我要讲一个事儿，他为什么从来排华？ 呃，越南当然就像刚才马爷讲的，就过去有排华史，但是越南已经是东南亚国家里面比较不排华的一个国家。哦，是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越南历史上越南人啊，这个华人混进去，其实混的相当相当厉害。对，过去他说我们的话，过去那个就是北越都是我们的领土。 我们一直到顺化那个位置，都是我们过去汉代都是我们的领土。是同种同文，呃，对，相但是它就是有一个族叫京族，跟我们不贴啊。是，然后呢，你看到他们的呃，比如说像几个大城市里面，很多人讲华语，讲讲广东话。过去都是中文。对，然后呢，你甚至是越南人呢，他们有点像泰国人，你知道那种混合的程度点像泰国。你像他姓也也是有华人血统嘛。嗯。越南也很多这个情况。 所以他过去对华人印象并不是太坏。那当然，他们历史上面的教育常常说他们怎么被北北边的人欺负啊，如何啊？我觉得是后来他的民族主义兴起，尤其是呃越共起家之后，这个民族主义教育很有影响。那这个影响底下，现代民族主义特别强调就是我们一个民族是一个国家，那所以里面就划分出很多人好像不是咱们这个民族。 除非你百分百规划进来，就那对越反击战的时候，有些小有些事情特别有意思。我听听一些当年去过战场的一些一些人跟我讲啊，说当年这样，我们的解放军过去了一过去，那些村子里面赶紧扯起布条，写上用用用油啊酱油写上大字，说我们都是中国人，什么就别别搞我们。那越南一个村子，好，我们解放军那时候我们不是打胜了撤回来吗？撤回来，越南军队回来了。 他们又扯布条，又写越南，我也写，我们都是越南人，就这种情况非常多。越南它主，我觉得越南跟我们的这个很大的冲突在于它呢被法国殖民过。 啊，所以呢，它的就是它是一个很纯粹的法属殖民地，所以它的包括服装的演绎啊，各包括建筑，你到越南看到很多都是法式法法式建筑，包括它的家具是法式风格的，就是它的殖民还算低。还吃面包呢？对咖啡，对对对，他天， <laughs> 对对对对，他现在天天喝咖啡，你不是你不是在他那过去是南蛮子个地儿是吧？所以他还是就是保留了很多西方的这个这个这个东西，同化过他，所以他就对大陆这一块儿就是对我们中国的这。 这个文化呢就越来越排斥。他上次的排华，就是上次排华导致的，那是导致一场局部战争了哈。是，是因为他为什么跟你啊翻车？就是他这很清晰。呃呃，毛泽东是一九七六年去世，七七年他开始大大面积的排华，就是老大不在了。然后呢，他在七八年的年底的时候跟苏联，就前苏联签了一个合约。 他顿时他觉得他腰杆硬了，嗯，他就跟他们中国在边境上犯欠，嗯，结果呢，咱咱就不客气，当时邓小平非常的就，这个坚决的要打过去，打过去当时我们的国际舆论非常差，你知道有多差吗？全世界只有柬埔寨一个国家支持，剩下全是反对 <laughs> 的。 <laughs> 柬埔寨还因为越南打他们，对，爱 <laughs> 爱谁谁，那咱也爱谁谁，再哐就打过去了，整打了一个月。 结果呢，在所有人都在特紧张的时候，认为中国军队一定要把他们所有的大城市都占掉的时候，他打不过我们，然后咱腾就撤回来了，就是速战速决，没拖。策略性动就撤回来了。有点像那时候打印度那样。对，就教育了他一次。你知道这次这次排华的时候，我还看越南一高官说呢，说他能打北京来，你说不是气人吗？然 <laughs> 后我当时看的这时候，我说这人我在这拉着他走走，我说你能走到北京吗？咱先不说你打北京来， <laughs> 就你知道中国有多大吗？但是他他。 既然居然敢说这种话呢，我都觉得他是一种情绪，哎，这个情绪就是利益分配。越南人嗯，你你对不起，你别别说啊，越南人啊，他说他能打到北京啊，我觉得蛮多越南人会相信当年的时候，为什么？他说现在他打北京对，因为实像越南呢，在历史上面的确有一些特别的地方，就是他们你看他们的历史书，他们给越南人看的国民教育，他很强调什么？他说他是，你看他这个国家，这个小小的地方。 他是当年中南半岛唯一顶得住蒙古大军的地方。哎，蒙古将领打到那战死，后来，以又打垮打打走了法国人，又打走了美国人。他对他对他来讲，那是我们是那种英为他就地行，他还挺他他出来的对对对，是他他不好玩，但是你让他出来，他肯定不可不可能打，对不对？他就在他他他在他自个儿的地方，你要说打外国。 他好像没打败过，那真的是挺厉害。你比如说，咱们就说，咱们跟中国这一次，咱们所谓的就是说抗美援朝，你最后就是说你要说赢，那也赢得很勉强，打平手，这就跟美国打平手。但是越南可以说打赢了美国，真的是，撤了吗？对吗？撤了吗？打赢了美国，打赢了法国，那不当然是有大哥帮忙了，但是。 那也还是很厉害，因为因为因为像这个美国、法国这样的国家，他还是怕死，就是他怕人死了一定数量，他就他就彻底的就虚了，就崩了。没错，我们是不怕的，他也是不怕的，是俩杠头。另外，他人多，你知道吗？越南人很多的， <laughs> 没错，越南人九千万，人口很小，一个亿了啊！对对，他很密集，他人多，没错。所以人多的人呢，在那种窄窄的空间里呢，都都可以给你拼。 拼命，而且人越就就人越多的地方，他那人都火气都都大，不分男女老幼。对，人人自为战，各自为战。对，你知道这次砸工厂的，他们注意，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啊，说越南女人排华暴乱比男人更凶狠，那么。 这个越南女人的这个呃，你看啊，他这儿这文章说的挺有意思，说在其实，在越南经济当中啊，女人撑起半边天。很多越南男人呢，早上第一件事儿就骑着摩托车送自己太太去工厂上班，然后太太进了工厂，男人就去咖啡馆喝咖啡。说在越越南有有很多台商听过一个说法，越南男人是做大事业的，但是一直没找到大事业 <laughs> 这呃，然后说呢，这儿是说有意思，说女人。 不但撑起越南的经济，甚至在中越战争中还拿起枪杆子深入丛林作战，凶狠的程度完全不输男性。越南的那个全民皆兵呢，使我们损失很多兵力。就是一开始军队嘛，因为按照西方人的观点，就是打仗大家都是要穿军装的。 你你只要穿平民的，我就不能打你了。哎，对。那越南那个那东西全是那个噼里啪啦的，这谁也闹不清楚。对对，他跟你玩美国，美国也遇到这个困难嘛，就是美军当时越战，所以他就会屠杀平民或者什么，他分不清。嗯。但是呢，我想讲越南其实跟中国，我为什么说算是东南亚国家关系算好啊？我们想想看胡志明吧，就是说，越共第一次共产党党代表大会是在香港开的，胡志明。 是在中国坐过牢的，你知道那时候是是是。胡志明跟我们跟跟共产党跟中国共产党什么关系？你想想看，跟叶剑叶叶剑英多要好的朋友。他越南北越建国之后，那时候有一回我记得是谁写过说叶剑英去去越南访问，叶剑广东人嘛，去了之后呢说本然后带这边还带着一个我们中国的翻译，那我们外交部一个翻译跟着去，要翻译嘛，他讲越南文我们讲普普通话。 谁知道呢？胡志明呢？这时候就跟叶剑说：“哎呀，咱俩老乡讲广东话。 <laughs> ”然后我们这个翻译就跟不上了。然后他俩就自己很欢讲广东话。所以我们过去是有一个很很稳固，真的是一个同志友谊，就像过去中国跟苏联一样。但是后来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分崩了。比如说像越南就站在苏联那边，我们就站在红色高棉那边。 其实整个所谓对越反击战，除了保护华人之外，还牵涉到柬埔寨啊什么这种问题，很复杂的时候。其实从这件事上，呢，我们还其实有时候需要反思自己的行为。就是我一开始说的，中国人扎堆儿不团结，这也是导致人敢攻击你的一个原因。我我去我不是呃去加拿大玩的时候，跟跟他们聊天说啊，我看他们因为跟他们走嘛，朋友之间互相打招呼，我说你跟他挺熟的，他说。 不是很熟，就是认识。我说那看着挺亲的，他说这人都这样，看着亲，其实谁都跟谁不亲。这就是中国人典型的在海外的一个心态，就是互相都不摸，就这人叫什么有时候都说不清楚，到底他是干嘛的什么都不知道。但是见面都假装特亲，说一些特别不着调的话，就没用的话。那中国呢，就导致大面积的中国人或者说大数量的中国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各自心怀鬼胎，来一个人稍微一挑拨，你们就全全全全乱了。 乱了，对，当然咱聊不深，就我们上次说过， <laughs> 也跟咱们温哥华那朋友，他也说说在这儿跟中国人没法聊得深， <laughs> 你要一问呢，都是人民日报上看过名字的。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实我觉得越南排华，说真的，还真的是因为最近这些政治上的边界纠纷，因为在当地来讲，他的华人社会跟越南人本地关系向来还是不错。 就对你譬如说，你看他这次排华有意思，有一点大家不要忘记，他们很少针对已经在本地的越南华人社团，他有没有去搞唐人街啊或什么呢？没有，他集中的是工厂区。工厂区什么概念？工厂区是你新一批来开工厂的，外来的。他本地的华人社会他没太动。 他跟所以跟印尼过去不一样。而且而且这他这次他，我觉得他损失会很大，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每年还有三百万人的旅游游客很大的量。现在不敢去了。而且而且中国人出门都是花大钱。花大钱。全世界的就是说，咱们仅次于迪拜，闹了半天中国人这钱就就差一点超过迪拜，就是在旅游上的人均消费，中国在全世界排老二。 你别看美国人，他有钱财大气粗，他抠着呢。到哪儿来，一块钱一块钱给你。背几个包来啊！中国人一进去就是一摇脑袋，这这店这条街恨不得都给买空了。我觉得不欢迎中国人是很不理智的，对，是吧？但是这一方面，我觉得我们也得反省一下，就是因为我担心的是什么？现在这种反华的情绪啊，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点开始增加，包括在欧洲也好，非洲也好，我对，这这不一定是。 有的时候当然是我们游客的形象不一定太太人家太接受。那第二呢，我觉得有时候是我们就刚刚马爷开讲，我们勤奋赖脑这一点啊，很多人看不惯。对对。我我举个简单，你比如说像我们去欧洲，你们注意欧洲国家这个，特别是南欧，中国人换了中国讲法叫懒散，但是人家那个日子怎么过呢？比如说礼拜六礼拜天开商店绝不开门，平常这个商店六点太阳没下山我就关门。 中国人去了开商店，我恨不得搞成是个是个便利店，七七天二十四小时那么搞。然后呢，而且中国人还赚钱真有本领，比如看着别人你卖鞋，我也卖鞋，我就比你便宜。那人家本来有个行规的，但我们一来就低价跟人家抢，把市场占去，那所以当地人就觉得。 你们这样的挣钱法，那太什么了吧？就就很看不惯。这只是一个例子。我们小时候，你比如说班里，我就发现那种啊，就是超过大家的标准，自己加班加点在这刻苦学习，老考成绩还挺好，这大家都挺烦这种人。对对对，现在就有点这样。一个道理。嗯。所以中国人呢，他因为人口众多嘛，他在这个环境当中就必须得有这个本事，要不然你就被淘汰。所以他出去依然是这个态势。 他到欧洲去，那肯定的。我今天我去，当时去温哥华时候，我就有一感受，我就说，如果全世界没有关卡、没有边防和海关这个事儿，中国人把全世界的服务业全打败。 就中国人多那个那个老板多的财富还在那儿天天盯着干这活儿，对，是不是哪像他们的兜里有两块钱呀就不干活了，他就在那边待着去了，就滑雪去了。他宁愿请黑工，他不找当地的外国人打工，他不给当地人创造就业机会。这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如果你认为今天的社会是一个竞争的社会，那么西方人的资本主义的这个二百年的发展已经把竞争给磨平了。现在是一个福利社会，因为竞选嘛，竞选你给我什么好条件啊？一人给一点儿。 四十届总统下来，这这条件就给嗨了，给嗨了人就不干活。现在在欧洲福利好的国家，基本上干活和不干活都挣一个钱，是，对吧？所以看着咱这勤劳勇敢的生气，生气是吧？你你半夜还开门，你那个啥的，我儿子上英国说。 下了学往他们超市跑，到门口也说还差五分钟，他都不让你进去。没错啊，说我买东西要去了中国人开的超市，那就无人欢迎。就像我在巴黎看见那帮人游行，我说这是为什么游行啊？他说这个反对加班。但是我说你，那你别加班不行不行。说我们反对的是，不但我们不加班，你们都不能加班。反对别人加班，反对别人加班竞争嘛？对， <laughs> 是。然后你再看，还有另一种情况，就除了你刚才说还有用黑工那个，当然也有很多现在欧洲工厂。 因为现在很多中国的皮具商或者是是是是服装商，他为了要给国内销市场一个印象，他是欧洲货，他跑到欧洲买牌子，在欧洲生产，他那个厂里的请的还都是我们浙江老乡， <laughs> 对，然后就不用本地人。那然后到了非洲就另一种情况，到了非洲什么情况呢？非洲呢，呃，有时候也是本那些技术人员当然也是我们本地去了，那么用他们工人。 用他们的土地，用他们资源，但是这时候出一个问题，就有时候这个工资啊、环境啊各方面不得当地部落的满意。嗯，那么我们过去你知道在中国办事很容易，我把那个地方官给找来，跟他成了朋友，有关系了就搞定了嘛，对不对？在当地也这么搞，但是问题是当地呢还要也有点选举，这个你今年搞定了这个。 然后老百姓都很烦，说他勾结中国这个厂厂商怎么样？然后明年又把他选掉，然后我们再……这里面很复杂的，就哎，我是觉得哈，有时候就说他们为什么会喜欢我们，是吗？就是文化因素，因为我们的文化跟西方所有的文化都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中国人，中国因为呃，首先文字复杂，中国人的思维就复杂。而且你看，我也有一种直觉。接下来为您播出《文明启示录》，不是一条心，就就是说对咱们。 并不是亲的，是吧？即便是好的时候。